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四集。叶子楠飞快地凑过来，他盯着洛寒仔细看了一会儿，感叹道：“竟然真的是你！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？” 洛寒解释说：“我们今日才到，在路上时还带着吞元兽，不方便透露行踪，所以没有给你们发传讯符。刚刚到达南天门后，林清霄要随天宇星君禀报消息，我想等他回来了再去找你们，就暂且没说，打算先在这里散散步。没想到这么巧，正好碰到你们。不是巧，是我们特意约在此处。”叶子南说道：“我们听天宇星君说，古行星君回来了，易华轩也会同往。” 我们许久未见，居然在南天门前碰面。谁知道刚一走近，邹继白就说易华轩好像在和一个女子说话。我们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你。洛寒叹道：“哎，无巧不成书，这样正好，大家都见着了。”洛寒一转头，瞧见邹继白震惊的脸，忍不住嫌弃：“大惊小怪什么啊？你稳重些。”邹继白也想稳重，他控制了好几次。 可是，一回头瞥见洛寒的脸，他所有的心理建设就崩了。之前隔着面纱，他就把洛寒当做一个好兄弟处，谁能知道他心目中的好兄弟长得如此惊心动魄、美艳绝伦呢？易华轩见识的美人更多些，此刻他已经能恢复常态，不再像刚才一样控制不住神情，但是不得不说。 见到了洛寒面纱下的真容后，易华轩对洛寒的好感直线上涨，连说话语气都变了。洛姑娘，你刚才说你们今日才回到天宫，那不知吞元兽在何处？洛寒指了指腰带上的一个锦囊，说：“呐，在灵兽袋里呢。它真的破坏力太大了，在扶桑岛的时候，它差点把人家神木的根咬断。天宫每一个地方都值钱。” 我可不敢再放它出来了，万一咬碎什么，我可赔不起。易华轩听到这里有些许恍惚，把吞元兽放在灵兽袋里，这吞元兽是上古神兽，天界最重要的遗产之一，这就归洛涵私人所有了。易华轩都不知道该说洛涵暴殄天物，还是该说洛涵走了大运。这些神兽虽然是兽，但是都有灵性。 除非他们自己愿意，否则想靠寻常收复灵兽那一套威逼利诱神兽，恐怕不成。显然这是吞元兽自己愿意跟着洛寒，天宫也无话可说。易华轩看着洛寒，不由感慨万千。叶子楠摸了摸下巴，叹道：“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变了？明明才两个月没见，你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。按道理不至于啊。” 今年一月时，洛涵从三清天出发，跟随天机星君去淮阴岛，路上走了半个月，他在海上失踪一个月，回城时又半个月，加起来他们足有两个月未见。然而，对于叶子楠的时间线来说是两个月，但是对洛涵来说已经足足有七年了。七年的时光，当然会让一个人改变良多。洛涵不想透露失踪后的事情，含糊说。 呃，可能是两个月没见，有些不习惯吧。等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叶子楠没有多想，就暂且归因于不习惯。他都要说服自己了。背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叶子楠三人回头，猝不及防看到林青霄向他们走来。第一瞬间，叶子楠的眼睛都差点瞪出来。这是林青霄？ <sighs> 看长相，看身形。 是林清霄无误，但是他身上的气息截然不同。叶子楠一时间根本不敢认，不只是叶子楠邹继白和易华轩也看愣了。林清霄很快走到洛寒身边，向他们三人点头示意后，就低头问洛寒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“随便走走，就走到这里了。”洛寒已经过了最开始的冲击期。 现在看林青霄已经习惯了。他回头见另三人眼神呆滞，愣了一下。怎么了？易华轩今日接二连三受到冲击，现在尤甚。林青霄显著不同，甚至可以说和希尔米海时完全换了个人。在希尔米海时，易华轩能够感受到林青霄实力强大，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。但是现在。 易华轩没法这样想了，不用动手就能感觉到天堑般的实力差距，而且易华轩发现，自己看不出林清霄的修为了。在仙界，修为高的人可以一眼看穿低者修为，可是修为低的人却看不出高者的等级，只能感觉到对方比自己强。现在易华轩就是这种感觉。 他不知道林青霄的修为品阶，但是能明显感觉到这是自己完全无法匹敌的存在。林青霄突然见到五百年前认识的人，他需要好好想一想，才能和他们找回话题。易少主出现在天宫，想必希尔米海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，不知回程是否顺利？易华轩被林青霄问话时，不知为何感到紧张。 这种感觉，在他被父亲问话的时候都没有过，唯独在面对天地的时候，易华轩才会这样拘谨。一切顺利，灵二公子和洛姑娘失踪后，我们还在希尔米海内找了你们很久， <laughs> 没想到你们已经带着吞元兽离开了。我们在希尔米海待了一个半月，后来听说你们已经平安抵达三清天，古星星君才召我们出阵。幸而你们没事。 还提前完成了任务，恭喜！对易华轩来说，林青霄这次立了大功，但是对现在的林青霄来说，这点小事微不足道。林青霄没有应易华轩的恭维话，推辞过后问：“那其他弟子都已回山了吗？”“是。”易华轩说：“我们从西尔米海出来后，古行星君先将所有弟子送回家，然后才回天宫复命。我跟随古行星君一同走。” 经过中山时，还在中山停留了两天。易华轩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似是无意般说道：“素小姐、林大公子以及其他中山弟子都已经回到中山。林大公子被魔族打伤，回城时伤似乎还没有好，深居简出，少见外人，我也不太了解。回中山后，林家家主十分担忧大公子的伤势，广为大公子寻药。” 易华轩说的隐晦，但是字里行间不难听出，林显红很担心林崇玉。回中山后，一心扑在大儿子身上，完全不记得他的二儿子还没回来。涉及林家家事，叶子南、邹继白不好说什么。洛寒则有些担忧地望了林青霄一眼。林青霄听到这些名字，都忍不住恍惚了一会儿。五百年了，曾经的痛和伤害慢慢被时间冲淡。 剩下来的仿佛都是温情。过去林青霄耿耿于怀的那些不公平，在现在的他看来，其实都是小打小闹，不值一提。他见过太多生离死别、家破人亡，相比之下，他们兄弟间的摩擦实在无关紧要。亲人间有误会就要说开，如果林显红、林崇玉心有疑虑，这次回去，林青霄大可以解释清楚。 他其实对中山家主之位并无意向，如果林崇玉想要，大可明说。林青霄突然想念起中山来，也想念阔别五百年的父母亲人。刚才还不觉得，现在只是生出这个念头，“回家”这两个字，仿佛顷刻间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林青霄突然有些迫不及待，他正要追问林崇玉的伤势，身后天宇星君。 循着天兵的指示走过来，看到他们就高声说：“原来你们在这里，可见我好找。”林青霄的话止住，几人转身依次给天宇星君问好。天宇星君随意挥了挥手，对林青霄说：“你走得太快了，我才一眨眼你就没影了。刚才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和你说，我本打算从玉清宫出来后，在路上和你提，没想到错过了。” 林清霄致歉，他不放心洛寒，从玉清宫出来后直奔南天门，难怪和天宇星君走岔了。洛涵很有眼力劲儿，一看情况就主动说：“既然星君和林清霄有要事说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我们先行告退。”不等林清霄表示反对，洛涵就利索地往外走。叶子楠、易华轩等见状也告辞，易华轩另有事情，在路口和他们告别。 等他走后，只剩洛寒、叶子楠、邹继白三人。他们三人是队友，言谈不必忌讳。叶子楠便也直白的对洛寒说：“你们失踪后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怎么觉得林青霄完全变了个人？”其实洛寒也有变化，但是这种变化不明显，他的性情言行还和从前一样，唯有身上某种古老的气息变强了。 但是林清霄就太可怕了，从修为到气势，再到性情，仿佛完全换了个人。洛寒含糊说：“我们在南海不慎被天雷劈到，被抽入一个奇怪的秘境中，颇费了番周折才出来。他饱经历练，当然不一样了。”机缘是个人隐私，即便是父母也不会问太细。叶子楠作为朋友，更不会追问秘境细节。叶子楠对此一语带过。 发自内心的感叹。虽然同是队友，但是我总觉得我和你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。我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呢，你们的进度已经推得飞快。这次我稀里糊涂就获得了天宫的表彰，天宇星君给我发奖励的时候，我都不好意思收了。这一点，邹继白深有同感。从希尔米海开始，他们两人好像就一直掉线。等他们上线了，任务也完成了。 随后去大明城，来天宫，去淮阴岛，从扶桑岛归来，都是一样。发生了什么呀？咦，怎么就赢了呀？躺赢接二连三，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叶子楠装模作样反省完，立刻和洛寒交换了通讯令牌。哎，以后你们要去哪里历险，请务必带上我。他就喜欢这种吃软饭的日子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